午夜回高峰，煮酒论英雄。光明顶，陶杰特别嘉宾，玩主一高。阿高总啊，即系你而家觉唔觉得你啊周围去买嘢啊，全世界咁啊？我觉得而家世界欧洲嗰种对华人嗰种反感啊吓！ 越嚟越犀利嘅，其实就算你俾钱佢使呢，佢心里边睇你唔起，系咪？其实这个陶先生，嗯，这一百年来，正如鲁迅、梁启超，一中国人咧。鲁迅、梁启超讲，中国这个民族的鲁迅，中国民族奴性，这个发财以后，哦，小人发财如受罪，这个张扬跋扈。 没有改变过。即小人发财呢，就嘴脸就飞扬不您知道我去了八十多个国家，哦，一年差不多我有两百天在世界各地飞，去过八十几个国家，嗯，一年二百日喺出边在外面飞。哦，所以其实我在外面最怕看到的是中国人。喺外面最怕见到中国人啊？为什么呢？ 啊，不不是说他乡遇故遇这个故知啊啊啊，应该是很乐的事情吧，陶先生，对不对？这个，所以我一直跟人讲啊，人要骂我，一般开口就是汉奸、卖国贼。我说汉奸呢，我不配。你不配做汉奸？因为为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小商人。你系商人。这个汉奸啊，要干一些大事情，我没有这个胆干。 你冇膽哦？ <laughs> 这个卖过贼過卖过贼呢？哦哦，这个我卖不掉哦，你又卖不掉啊？卖不掉，所以也加不到这个帽子。哦，但是为什么看到中国人，看到同胞如此的害怕呢？你我睇外边睇到中国人会好惊啊，因为这个中国人到的地方。 几乎是一片混乱，杯盘狼藉，鸡飞狗跳。即中国人去到呢，就杯盘狼藉， <laughs> 有的时间鸡飞狗跳哦。有的时间啊，自己表现的稍微文明一点。哦，你就会文明啲啦，当然啦。但是个鬼佬开口就问我 p a n e 我吓，把你当日本人。 <laughs> 所以弄得这个面子啊很难看，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就很惶恐，不知道应该加入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行列呢，还是到旁边去静静的做一个汉奸卖国贼？惶恐的，你要知道，外国人把你当日本人，这是很恭维的，就证明你这个高总在外面的文明相当，很 <laughs> 行为很文明。 啊，你一定不会哇哩哇啦乱叫，对不对？哎，也不会在街上大小便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啊，陶先生，那啊，陶先生，你千万不能，所以这个是个，你是日本人这三个字啊！哦，对人。这五亿中国人马上就要打了狗的哦，还有了，还有了，这要是日本人， <laughs> 我们的铁拳就要磨得呼呼响的。喂，但系我也唔明了嗯，既然大陆咁反日，嗱，你都成日去日本，嗯，咁。 点解会咁多大陆人去日本买买买买东西呢？那个你就去我们重读一下鲁迅的文章啦。鲁迅对啦，这个鲁迅说啊，鲁迅他越自卑啊，越自卑，越自卑，越怯弱，越怯越怯弱。他一自卑啊，他要怯弱，害怕，他越害怕呢，他还要越牛逼。 什么叫越牛逼呢？怎么又壮胆？哦，越惊呢就越穿。对。哦。就像您晚上对一个人啊，走到马路上，外面黑啾啾的，你第一件事干什么呢？先弄首歌唱一唱《我的祖国》。哦。您知道吧？啊，而家最近唱。对了。啊。 香港大学唱啊，你知道？我知道这个龙应台事件，你知道？我知道把龙应台的小便不是唱的下下来了吗？裤子也尿了吗？其实龙应台不懂啊。要我是龙应台啊，我马上就在台上说：“哦，香港大学生啊，你们现在嗯，终于知道你们的祖国是谁啦。”嗯，咁你咁样哎，讲一句嘛啊，然后，然后。 你龙应台应该问这个学生。嗯，你知唔知呢隻歌《海邊都来》？嗯，这个歌的出处是什么？对，《電影上甘嶺主题曲，《上甘岭》是咩电影？啊，是《寒战》的电影。对，《寒战》是边个发动的嗯，啊！你哋知唔知啊？ <laughs> 所以你唱呢隻歌，你们唱这个歌，嗯，屁股啊，嗯，到底是在哪一边呢？ 是在侵略的一方呢，嗯，还是在被侵略的一方？说的有他龙应台不懂呢，唔识啊，傻傻的就是在台上，嗯啊，嗯，那然后下面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嗯啊，嗯，发动这个我的祖国，因为这个歌呢，我的大家都听过，这个旋律是很美的，对，是非常的浅白的啊，而且呢，这个。 怎么说呢？嗯，这个炎黄子孙，这个一听啊，嗯啊，哗啦啦的就流了，这个眼泪啊， <laughs> 包括你的老朋友汪阿姐， <laughs> 很爱国啊。一听这个歌， <laughs> 这个眼泪一定流的啊啊！嗯，所以呢，呢只歌呢，系我在七十年代中期都听见。嗯，香港大学的学生啊，搞的是什么文社？那些文青啊，文青，嗯，一听我就知道，嗯。 这里头呢有统战了，嗯，同济呢，你听不见，我知道，统战就是用这首歌，嗯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我不管你啊，对中国有什么什么成见，嗯，我一听啊，嗯，哇，好浪漫，嗯，一条大河，波浪宽，两岸稻花，稻香，稻谷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啊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。 好有画面感，对，因为呢个系民国时代嗰啲音乐家作，嗯，但歌曲旋律旋律很优美，但是里头有杀机，有杀机，嗯，朋友来了有有美酒，要 <laughs> 是那豺狼嚟了，如果有只狼嚟咗咧， <laughs> 我哋就要攞猎枪，系咯，好啦，嗯，即系里边有一种咧，嗯，仇恨同埋战争嘅意识嘅，系咯，嗰啲人洗脑就系咁，即系有屎腦对唔对？ 你听嗰只前面，嗯，哇，好浪漫，嗯，嗯，好诗意，好很有很有，嗯，很有画面。到最后，那个题材还是要你死我活，最美都系你死我活，啱唔啱啊？嗯，所以香港人懂唔懂政治啊？你讲啦。 你你你觉得是香港年轻人懂不懂什什么叫政治 <laughs> 啊？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，我觉得龙应台都不懂。你不要说香港年轻人啊，香港的年轻人基本知道你傻傻的站在这个台上， <laughs> 我要我我就问你，终于知道你的祖国了。嗯，现在你知道了。嗯，你知道这个啊？嗯，电影叫《上甘岭》。嗯，最近我睇咗套戏仲好台啊，叫《钢锯金珠岭》啊。嗯。 美国大片系啊，拍得非常好，我觉得有水准。光巨岭好睇过上金岭， <laughs> 那你看下面的论述。嗯，所以，唉，所以唔识政治就系咁啦，啱唔啱啊？系咯，系咯，好啦，咁啊，高生，嗯，你觉得而家香港诶啲商人翻大陆啊，嗯，做生意前景点样呢？说实在话，我当然是不看好，因为作为一个小商人。 对吧？李老板一个有一句话，嗯，白居易有一句诗，白居易，嗯，唉，心安之处就五乡。哦，心安之处就五乡。 <laughs> 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商人，我哋系商人，你不用跟我讲，嗯，我在哪里是我的故乡？你唔好话我听屋企。 故乡祖国系乜嘢？系咪？哪里能够给我心安？哦，哪里能给我一方太平盛世？哪里就是我的故乡。嗯，一个商人，他第一注重的是什么？嗯，是这个地方的法律制度。佢一定要，是不是？咁有冇保障？系咯，一个商人要喺个投资咧，一定要谂嗰度有冇法律。 有冇公義啊？是去保障如果冇呢，就多多钱都是假。当然啦，第二呢？啊，它到底现在的大陆的能力成本，各方面的空气污染、劳工成本、空气污染，究竟还能保证不保证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益？是否能保证基本生存权？对呀，这样子。您所以知道，这个举步维艰。哦。 <laughs> 所以为什么这个最近啊，据说这个玻璃大王啊，玻璃大王嗨喽，这个老曹啊啊，曹德王啊，玻璃大王走了走了，他也跑了啊。两年前 <laughs> 他说你李嘉诚别跑啊， <laughs> 你是中国人啊，你要爱国。两年后他自己滚蛋了啊，跑到美国去啊，他还说一带一路，我倒不懂呢。嗯，一带一路的地图上。 有美国吗？ <laughs> 啊，你怎么不把月球啊？你看你唔将个月球都画埋入去咧？所以这这个呢啊，你把在这个玻璃大王这个事情，这个姓曹这个事情，说明了一个什么个问题，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现象呢？说明这个红顶商人在中国，红顶商人啊，就谈谈胡雪岩或者沈万三，哪一个下场？ 不是非常的悲凉呢？哦，即系话叫我哋睇下胡雪岩啊，沈万三，冇办法啦，系嘛？即系赚钱呢？老老实实，嗯，你喺一个咁嘅制度，嗯，佢系讲到明，佢系共产主义， <laughs> 他叫共产党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改这个政党的名字。如果你改成这个社会党啊，我看李老板、张老板呢，这个心还踏实一点。嗯，你这个到底？ 这两个字啊啊，就好像悬在这个头上的一把剑啊，好好的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给落下来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唉，所以没办法啦，好吧，我听讲嗰啲麦当劳啊，嗯，都卖咗啲股份，嗯，系咪啊？嗯。 麦当劳都卖。现在这个问题呢，在于呢，呃，国际形势啊，国际形势，这个风云莫测，风云莫测。那么，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，特朗普上，是不是还能跟你彬彬有礼呢？ <laughs> 这个我们是中国人都有点担心，是吧？ 这个会不会以后发生一些重大的时事变故呢？哦，这个都很难讲，是吧？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啊，敏感啊，敏感啊！这个作为香港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，哎呀，长啊啊，对吧？他能不能在这个大的汪洋当中继续保留这一块腹地的称号呢？嗯，本来呢。 我个人感觉毛泽东再厉害啊，他也跟周恩来说，香港这个地方不要拿回来，给他一块喘息的地方，梗系啦，是吧？系啊，啱到了邓小平说呢，一国两制，一百年是不能变，都系唔变噶，对，一百年不变啊，佢讲过噶，不能变。 这个港人治港，嗯，这个就是中国的神主牌，我相信也是我们共产党，嗯，对吧？我们这个伟大领袖的神主牌，系啊，一国两制神主牌嚟噶嘛？系咯，但是最近四年，有人想把这个神主牌啊，嗯，给砸掉啊，嗯，吓，嗯，对不对？好了广告翻嚟再讲。多少天下事，尽付笑谈中。 光明顶，陶杰特别嘉宾，玩主一高，即系高总嘅意思咧，系咪？嗯，即系话，就算而家中共啊，无论边个上台，都好需要一国两制，系咯，都需要香港继续成为一个国际嘅经济城市，系咯，系咪？嗯，因为咧。 诶，佢唔想佢变做一个普通中国城市，系，一定系，系嘛？嗯，就算系毛泽东嗰阵时咁癫，都唔会，都唔会啊嘛，一定唔会。就算而家薄熙来做总书记都唔会。咁啊，下边点解有人就成日谂，又吓，要将香港搞到同大陆一样啦？啊，其实呢，陶先生，香港是一块福地，嗯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香港这个四九年以后啊，四九年之后啊，很多。 这个中国的良心知识分子啊，很多中国的精英的商人，在香港这个小小的避风港，赖以生存。正是因为香港英国给了这么一个制度，而又背靠中国这条巨龙，所以他造福于一方乡土，由香港本地而带动中国和中国东南亚，和东南亚。 很多的经济发展，嗯，今天如果我们把香港的位置给取代掉，嗯，或者把香港的基本精神，嗯，特别是香港人狮子山下的精神，我们给拿掉的话，嗯，这个对我们整个的中国中华民族。 对中国文明史，都是一个倒退，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。哦，不过最近呢，元旦啊，英女王好似有啲唔太好舒服啊。嗯，香港人呢个个好怀念啊。嗯，这香港人可是被大陆人说什么清英啊？嗯啊，你说这个清英、轻音」啊么啊呢？陶先生，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如果说当初两个。 大人打架，嗯，这一方啊，嗯，被另一方打败了，嗯，他有一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当初呢，就是一个小小渔民，是一个小渔女，嗯，这个把这个女儿啊，因为败了，哦，割让给对方，哦，割让给托给对方，对了。 被迫卖给对方了。这个卖的时候不会问一问这个女儿你愿不愿意卖给别人？你割让时冇问过。这个女儿很可怜呐。哦，系啊。那么这个女儿一百年，嗯，被人家养成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。那今天这个爸爸有钱了，嗯，有权了，他说我要拿回这个女儿了。嗯，那么对方呢就把这个女儿还给了这个爸爸。 很有风度，风度啊，好有风度啊！ <laughs> 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女儿她不认她的养父母，认她没有养育我的亲生父母，这个女儿还是人吗？是人还是畜生？畜生！对，陶先生这个话。 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大家都是流的中国人的血脉。我们都说口口声声我们是炎黄子孙， <laughs> 炎黄子孙更要知道孔孟之道、儒家思想，对吧？忠孝仁义、礼义廉耻，我连羞耻都不知道，我还配做人吗？那就是香港和大陆的关系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书读的少。 不好意思，你你你谦虚，咁即系话你话香港而家怀念英国咧，都好正常，系咪？我认为是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。哦，系，嗯，系，吓，因为你咁样忘恩负义都唔系人啦。啊啊，就难得你像高祖你这么开明啊。 像你这样的大陆商人，应该多来香港投资嘛？ <laughs> 啊，谢谢，我们中港关系就和谐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中港本身都是一家人，嗯，是吧？陶先生啊，喂，这个，那咁而家我想问你，你看嘛，现在又人民币又贬值啊，嗯，这个这个钞票又泡沫化，嗯，人民币民间银子又泡沫化，嗯，到底你对香港人嗰啲港商？ 投资到底用咩方式最好咧？而家对商人而言，李老板说得好：，哪里有利润，哪里就是投资的故乡；，哪里安全，哪里就是投资的。最紧要安全啊！对呀，系呀，所以话赚少啲都要安全，系咪？对，宁愿赚少啲。对，系。我等小民，哪能管政治啊？咁呢个世界上安全嘅国家咧，我谂系英国啦，伦敦啦，系嘛？嗯。 或者美国啦，系嘛？一啲文明法治嘅国家就安全，系咪咁？包括日本都系，都系日本有地震冇得讲啦，系嘛？所以，唉，唔怪得咁多大陆啲资金涌去呢个攞钱支出买房子，大这个肚子，大这个肚子都要生个孩子， <laughs> 像你刚才说的，就是安全。 安全系嘛，冇办法啦，而家系嘛，嗯，心安之处即是我乡，心安处就即系我我乡，系咯系咯，嘛呢个招。 地球村民的这个观念首先，我认为啊，谁界公门了嘛？第一个，首先要会爱人才配会说爱国。哦，要爱人性。一部分他不会爱自己的父母的人，也不爱自己的子女，他口口声声说爱国，嗯，太可笑了。哎呀，先学会爱人才配说爱国。嗯，要爱人性，对。譬如话，你喺嗰啲。 大陆嗰啲细地方嗰啲城管啊，嗯，抓这个小贩啊，嗯，他就他这个小贩是不是中国人呢？ <laughs> 怎么往把他往死里打呢？ <laughs> 你说这个城管爱不爱国呢？他一边唱着国歌， <laughs> 一边去打人，嗯，那这个国歌还不变成是一个爱人的歌吗？嗯，我一直说，所以先要学会爱人，他才配说爱国。嗯。 咁香港就呢方面就好多嘅。嗯，香港人本来就很有爱心的啦。这个华东水灾啊，十年前啊，都是大家抢着捐钱啊，还有一九八九年啊，嗯，有这个梅艳芳啊，啊，这个民主歌星爱中华啦，对不对？香港的明星，很爱国，爱人我我不会说不偏不倚，我是香港人，也是大陆出世的。嗯，我公司香港籍的员工。哦。 对人的仁爱是超于中国任何一个省份。我讲一个简单的事情，我有一个员工得了癌症，这个得了癌症以后啊，住在这个公立医院。我香港啊，香港。我伊丽莎白医院。嗯，我说了一句，这个员工得癌症，我所有的这个。 员工，有的只拿一万块、一万两千块一个月，八千块一个月的，一个人捐五百，捐一千，哦，马上捐十几万块给这个同事，给这个同事，哦，每一个员工都捐了钱，嗯，我全是自主的，嗯，所以我为什么说香港人是很善良的中国人，而且他没有受过极大的污染。 冇冇受污染，对，没有经过文革三反五反，哦，这些毒河的侵害，香港人内心深处哦是非常善良的，谢谢。所以大陆说香港很多事情啊，说香港人不好，香港人有问题啊，我认为他们根本不了解香港人。好了多谢高总啊，好，李子云游四海，有空的时候要上来多给我们，谢谢您给小弟开导开导 好啦，多谢高总，听晚十一点再会，拜拜，炳炳。登绝顶看世界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。